锵锵三人行，我认为张艺谋应该感谢我， <laughs> 因为我把马先生框到电影院去了。 <laughs> 我们这互相琢磨说，哎，因为你要谈这个话题嘛，谈这个话题经常发现这嘉宾你得看过这电影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我们就开始说马先生你要去看电影，然后马先生就问文涛去不去看，他要去看 <laughs> 我就去看，然后我说你先去看，我随后就跟着来，啊对对，我也没去看，对对对，我们没来得及看。 但是马先生看这更好，今天就靠您了。对对，呃，你没看也可以，我基本上能给你说清楚。 <laughs> 好， <laughs> 这个贬损吧，一部电影就是，对，你不用去看，我给你说清楚。故事非常简单，我觉得它是新拍的一个老电影，这话基本上说清楚了。新拍的一个老电影。哦。啊，这个电影非常老，从手段干什么都非常的老，没有什么新的手段。那么从故事情节呢，基本上也能够。 说清楚，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相见而不能相识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你我跟你见面了，但是我们俩互相都已经不认识了。他当时基于一个叫心因性失忆症，这个这个平时这种病很少的，就是突发的一个事件对他的打击，使他不辨认这个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段事儿了。那么这是他故事的核嘛？那么他搁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的一个背景，现在就归来了。其实什么时代？ 时代它就是呃文革文革文革的后期这个人给放回来了。其实他还不光是文革，就是这个这个陆焉识啊，就陈道明啊，是这个右派，右派就给送去的然后又文革，他文革时候逃跑一次，想跟他见面，结果隔着一个门没见成，啊没见成以后又被抓住了，抓住了以后呢就就就等于是文革结束以后就放了，放了以后这人就回来了，回来他已经因为他的老婆。 已经在文革中的大量的变故，电影中交代的没有一点都没有，啊，只是说回来的这这一段。我看这个网上的资料就是说小说中的后三十页嘛，就是归来这一段，啊，它围绕着还是人性自身。但是我认为，我认为啊，因为我是看了这电影，呃，五十岁以下的人全看不懂。 哦，就是六五十五十岁，就是六十六四年生人的，六四年生人呢，那么你文革期间你也就十一二岁，都没法看待这个世界。我们是勉强能看懂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特定的时代，你对那个所有的人性的那种背景、背景和了解都不电影不能展现全面。第一，没有时间，而且文革你不经过这段历史，你不会设身处地的能够感受。 他只是展现后面这一段，这一段我觉得可以抛开前面不谈，就换句话说，它展现的是人性的自身。那这个自身你搁在任何朝代都可以。嗯，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不管看不看得懂，就是说票房好坏，就是说人们关心的是张艺谋这个归来啊，嗯，他拍有没有拍出一个好电影？呃，我觉得你按照一个常规的这个。 电影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好电影，但我不认为今天它会能够引起人的共鸣。我因为我是看，我为什么也觉得能去看呢？就是因为大量的报道都说很多人在哭。你哭了吗？我没有哭，不是我哭不哭。我觉得电影院里没什么人哭，我注意观察。 <laughs> 哎，我很奇怪，这电影还呃还还很满，笑场是经常的，就是你觉得最残酷的事儿，他他经常哄堂大笑，就是因为他不不懂嘛，他不懂，那么。 呃，我我我出场的时候，因为我我那个那个小厂不大，但是坐满了，坐满了以后呢，呃，哭的人大概我就看见两个人，眼圈是红的，没有什么。什么年纪啊？普遍的人都小。我为什么说就是我看的？我估计电影院我岁数最大，所以我进去人的所有人都盯着我，就说你怎么会来看电影啊？我他我说我怎么就不会看这电影？ <laughs> 说你怎么也买票？我说我没人买。票。 我说被窦窦文涛给诓来的，就亲自来看， <laughs> 对对对。 <laughs> 那么我一看他整个片上的构成都基本上不够五十岁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的，嗯，我认为没有哭点，就没有泪点，没有就对我这样很冷静，我是很冷静的看电影的。啊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你说是不是岁数的关系呢？我也很怀疑。比如说有时候我看一些老电影啊，他好像也假设观众对某个时代是有有有有背景了解的。 但是你到底能不能够了解这个电影讲出来的那个时代呢？不一定需要你活过那个时代。嗯，有时候是电影本身内涵的一些东西会交代出来，要不然的话就是他这假设观众有这个常识。对对，我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有时候中国呢，我们今天拍那个年代的电影啊，嗯啊，导演有时候，比如说张艺谋这一代人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应该全中国人民都知道。 但是真不知，真不知道。就比如说我，我试过有一回，前两年呢，还在大学里面演讲，我提起刘少奇，嗯，居然我们就我们大陆上的大学生，嗯，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这人是谁，这这，对，你认为是一个常识，他认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空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呢，我我们做一个一个很准确的比喻啊，它有点像红烧肉。 就是我们过去，我年轻的时候穷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偶尔进一个餐馆，就是点一盆红烧肉，一人一大碗米饭，吃的别提多香了，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又进餐馆了，忽然想还有红烧肉，点小碗红烧肉，那个小碗红烧肉已经不是你吃的很香了，是一吃一回忆。这电影就是那小碗红烧肉，明白了吧？它是一个供我们这种吃过大碗红烧肉的人的一个回忆。 嗯，没有吃过大碗红烧肉的人说：“那你点的这个，他们红烧肉那么腻呀，光看就腻呀，是是吧？就说那肥肉吃嘴里有什么好吃的？那么多好吃的，这这这这犯不着非得吃这一筷子。所以我觉得出来以后呢，因为我为了就做你这节目嘛，我还跟几个年轻的聊了聊。” 普遍感觉都是茫然的，就觉得没不晓得为什么对感动不了。那么从这一点上讲，我觉得从电影的本身上，我认为不成功。我喜欢是另说，我老说我看着好，不代表这电影能够成功。当然，就是说我吃这碗，我吃这碗红烧肉，只是因为我过去有一个极强的认知是这样，而且而且我认为它细节，它细节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注意到了。你比如我给你讲一个细节哈，就是。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这个细节，但是我觉得从张艺谋导演的那个角度，他绝对是注重这个细节了。他是因为陆岩师回去以后，不是跟他不认识就没法住嘛，就住在门口那小传达室里去了嘛。结果他女儿看他的时候呢，那屋里很简陋的慌，屋子床整理的很干净，尤其那个被子叠的方方正正，一看就是犯人叠的，只有犯人和军人能把被子叠成那样豆腐块儿一样，对，见棱见角。那么就证明他过去是。 是被犯人这一个这个层面训练过多次，他就你一个人住那屋里，你犯不着把那个被子叠成那样嘛？这个镜头出呈现了多次，但是都没作为主呈现，就是说给你个特写没有，只是你看的时候你略过一下。哎，对，我觉得导演在这些细部的时候都是那很都是很很注意的啊。嗯啊，为但是那个笑场我好奇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现在看电影啊，如果在戏院，你会发现特别奇特。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有问题？ 为什么有些有些电影明明我自己看了一些部分，我觉得它也不是太煽情，甚至有点悲凉，但是又不是要你哭那种。我看人家心里面就很郁闷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在笑，我就感觉得是不是我出了毛病？你没问题，是他有问题，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所训练的，看电影看电影就是个娱乐。对，他进去就是准备笑的。 你要不让他笑，这事儿就吹了，就吹吹了。所以你看美国的电影，无论什么血腥的大片，无论什么样，他不停的加笑点，他有点小幽默，小幽默。哎，你包括你看，就是华人影星中，为什么成龙能够成功？就成成龙有一种天生的幽默，就是他在打斗当中经常一这这这个这个出乎意料的来一段小幽默，对不对？ 嗯，其他的那种就是死打的都不行。但是当然了，这个中国的导演用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相反，你不用弄笑点，你就是往正剧里弄， <laughs> 他就全笑 <laughs> 悲壮里弄，对，这是让中国观众笑的。 <laughs> 这个红烧肉啊，就马爷讲的这个，就说这个就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腻啊。嗯。我有一个就体会，为什么这次我怂恿你去看呢？我这这这这死样活拽的，我就不想去。 不是因为我对张艺谋的电影有看法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不知道是年龄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越来越难决定去一趟电影院？是，哦，就是 <laughs> 我觉得啊， <clears throat> 就是每一次要去去去一趟电影院，哎呦，我这个愁的呀，就是你很难。我不列举出十大理由啊，对，我就不想去。 对你很难看一场电影有过去的知足感，就看完以后非常知足。你比如这个电影有一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一说你也能听明白，这电影特像话剧。哦，它没有情节的推进，场景基本限制于他们家里，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呃，冯婉瑜就是就是巩俐他们家里。我觉得这个电影之所以今天我认为啊，我能够很认真的看下去，是因为这个两个主演包括那个。 新的那某女郎演她女儿丹丹，非常的就是这个表现力非常强，尤其两个老戏骨，一个这个陈道明，一个巩俐。戏好，我认为巩俐就是演的不可以再上了，就到头了，就这事儿就到头了。他是这个东西极吸引人，陈道明也演的非常好，就这。 这两个老的，新的那个呢，就我觉得张艺谋这点本事是有的。对，挑的人觉得没得挑，就是演这个角色，这女孩是也算演演到头。她再想演出来，我觉得她演不出来。这这女孩未来的电影一定不如她这个角色。就跟张艺谋呃，这个章子怡未来的任何一个片子都不如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给人印象深刻。就是她第一个就所谓的谋女郎的第一个片子，往往是用的是最好的。啊，我觉得她这个是费了费了很大的。她还是会挑人，她会挑人。嗯。 所以这个电影中，你想想，它主要情节就在这个三角关系，就是就是父母和女儿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主要的情节就是怎么能相希望他能够把我回忆起来。而回忆的手段呢，我觉得很弱化，就细节非常弱化，就是完全还有，就比如我坐在那儿，还可以帮他想更多的手段让他去回忆，他都没有呈现。所以到最后呢，我不认为他有。 多强烈的感人啊！但是多现现在的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网络时代，你看我不去看电影，但是我看这个评论， <laughs> 就你看关于他的舆舆论，但实际这电影就没看过。你看我看的一般，呃，好像有些人讲什么呢？就是说也有泪点，嗯，但是通篇感觉比较平淡。 对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泪点我都找不到，我没有找到一个地方有泪点，我没有找到。其实我还算是对这个东西很敏感。比如我们看到报道说是这个斯皮尔伯格哭了一个钟头，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儿，这是宣传吧？有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宣传大了。 <laughs> 斯皮尔伯格的这个。 就这样一个大导演，如果他是看这样的片子能哭一个钟头，这个导演不是好导演。他可能不冷静。他可能是为张艺谋哭了一个钟头。对所以这事儿就 <laughs> 这事儿就各报都说这条，我觉得就有点过。但是但是我在想就是平淡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就是我下下觉得对今天的电电影是大问题。 对，再假如看你想拍什么电影，比如说今天的电影，当然我们可以算一下今天的观众的口味很重了。嗯。比如说光看好莱坞。嗯。我见过一个数字，说好莱坞的电影从一九五零年到现在啊，嗯。到两千二一，二零一零啊，这么算的话，这这是四年前数字。嗯。说平均一部电影里面的镜头数目，嗯。就剪辑的镜头数目增加了二十倍。 嗯，越来越多。这你想看以前的电影是长镜头多的，现在的电影呢是拼命剪拼命剪，要非常碎，剪接很厉害。嗯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这我们节奏要快了太多太多了。那么你你一个镜头如果超过三分钟，大家绝对 hold 不住。哪有三分钟是吧？超过三秒就切了。只有除非像去年那个《地心引力》，他那个是玩特技，一个镜头来个十来分钟，但那不一样。那种电影就是我现在进电影院的理由。 我就觉得有一个，就是不是，我就觉得你看，我每次要看电影啊，我总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电影院？嗯，在北京出去一趟就回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一天一天就出，你知道吗？就然后我想，我为什么要去呢？所有的小电影，嗯，我都认为我如果不着急的话，那么我可以等着它出碟，我在电视上看看行吗？嗯嗯，我去，我那么于是说动我要去那儿一趟。 那就得是地心引力，人家说这家伙画面呐，声音必须在电影院甚至是那种复仇者联盟，嗯，是吧？什么环太平洋，那啊这种，其实这就回归了电影最早的发源，不是什么艺术，电影最早就是个杂耍。 是个魔术一样的，一种技术。所以现在也唯有技术的原因，我干嘛要去那么大电影院啊？但是技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会饮鸩止渴，就是它技术得不停的，没错，这个提高是啊，而且你的不可能，就是说人家这个拍电影的恨不得让你一年看十二回电影，你让他十二回都有技术上的进步，那太不可太不可能了。对，所以但是我想回头讲，我刚才说为什么平淡还是我很喜欢，是因为我现在觉得今天中国口味太重。 那我们有很多的好电影，其实今天看不一定能够让人欣赏。比如说像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，嗯，像或者日本现在比较年轻，他们叫年轻的小安二郎四肢愈合的电影。嗯，从中国观众角度来讲，那简直就没情节，太太弱化了，太平淡了，就看几个老人在那说话。但我觉得，我们也许应该重新拾回对这种电影的识别力，就等于像口味上吃东西。 我们今天大鱼大肉多了，就给你喝碗粥，他尝不出这个粥什么味道来了。嗯，但但是大众消费跟这个跟这个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大众可能进粥棚，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快餐，比如中国式的快餐也会卖得很好，但是电影不行。 电影，你作为这种小众的呢，你我觉得哈，不在电影院里是可能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未来可能有这种小众电影，为很多人这个制作的，就是将来你是一个小众电影的观众，那我就直接把这东西传输到你们家的终端，你在家里抽空看，那是可能的，因为你家里的时间是零碎的，就是哎，我看看看不行了我。 上个厕所实在不行，我明儿接着看下半截儿。但电影院是不行了，你为什么不去电影院？电影院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，啊，你比如环境问题，你到电影院最。 怕的是你旁边碰两个你不喜欢的人，叨叨的，啊，叨叨的，有气味的，是，有毛病的，还有打呼噜的，就各种事儿你都可能碰着。 <laughs> 那人上去就睡着了，有人我就碰见过，这还会鼾声连天。说这些问题你在家里都不会碰到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又没养成看电影的这种文化，跟美国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到美国去，你到美国电影院那个气氛，我早年八十年代我去，我就觉得美国人太天真了。我嚯，这电影院效果太好了，完全跟剧场的效果一样，每个人鼓掌。 叫喊叫对是不是笑的前仰后合？嗯，我觉得美国人太好容易逗乐了，很容易逗乐，太容易。我很记得，当年那个乔治·卢卡斯拍拍那个《星球大战》，《星球大战》我们这叫什么《星际大战》是吧？星球大战》，《星球大战》，《星球大战》原来不是只有三部曲嘛？对。但是粉丝巨多嘛，尤其美国那种喜欢科幻电影的。后来他重出江湖拍第四部的时候，他那个首映正好我在美国，我去看了，哎呦天哪！ 一进戏院，他那个片手一开，他打一行字出来。那那行字呢，其实是每一集的电影都，他三级电影都是那行字。 然后呢？居然现场观众那个戏院还挺大的，几百个人，起码有一半两三百人同时背出来那行字是什么？啊，就你想想，你想想那什么，就一起背，然后背完，那那那正好那个字幕滚完，全场鼓掌。他们是能自娱自乐的，对， <laughs> 而且他是被这种文化养大的，就像他们看 NBA 球赛，啊，对对对，他就是找乐对，就找乐。然后呢？ 你要看他那电影，你觉得特可笑。你比如说他那个最有名的那叫什么？就那超人吧，什么对对对，就是红红背心穿红内裤。 <laughs> 那个就是一楼要歪，他就起来给扶了。对对，那让我看的都是只能给幼儿园的人看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蒙我们吗？他们看的特乐，对他们就绝对，他就鼓掌，他觉得。 这人从天上飞下来，把这楼给扶正了。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是幼稚，中的幼稚。但是美国人是这么喂大的，就是他永远拿一个汉堡包，永远拿一个薯条，永远喝一杯可口可乐，他觉得好吃啊。而且他就喂成个个都喂成一大肥胖子，他精神上也是那么个肥胖子。 就虚胖当肿是吧？然后虚胖当肿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这人都特精瘦，吃那菜全是经过料理的。哎呦，那个事儿今儿一口味儿，明儿一口味就咱们中国人那烹调技术说都说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调就叫众口难难调。对，所以你看这种这种电影，给我的感受就是说，电影不失为是一个好电影，就是它搁错了时代。如果这电影二十年前拍，出那不一样了啊！获大奖。 哦，中国所有的奖全部囊括，男女主角不用说，百分之百的最佳男演员、最佳女演员。那时候的演员也演不出这种戏，哎，所所以呢，张艺谋不是归来，而是回去，回去，哎，对， <laughs> 你说太对了，回去了。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，这个有时候我也我是觉得这个电影给人的一个好奇点啊，是在张艺谋，嗯，什么归来啊，还是回去？对，对你像张艺谋、陈道明、巩俐，这个这算是。 三星联袂，对不对？这不联袂出演，那当然他就就这个拉场子的这个阵势是有了。就所以说我有时候会琢磨这个张艺谋他这个一生， <laughs> 不是不能说半生， <laughs> 他这半生，哎，你说，哎，哎。 他对中国电影这个丰功伟绩，嗯，这个是是公认的，对吧？对这个呃，而且我发现他的好片子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，比如《秋菊打官司》，是，对吧？最早这个《红高粱》，红高粱现在看，但是叫《秋菊打官司》没问题，是吧？呃，也拍过这个不少好好好片子，但是后来你也看到，就能祸害的他也都祸害了一圈然后呢，我觉得三枪三枪三枪，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心境啊，是不是真的就是说，哎，我不管那么多了。 我拍一个我心中的情节，对，我就回去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票房也不想，什么也不想，对，我弄一个，因为你们一会儿说我这个献媚啊，一会儿说我干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你说的很准，他绝对是这个这个想法，但他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致命伤死在本子上，哦，就是我们过去好电影，编剧是第一位的，导演是第二位的，演员是第三位的，剩下七十八张，的对，那堆是第四位的，今天呢？ 呃，导演和演员是轮流坐庄到第一位去，编剧啊就当小三儿了。编剧现在绝对是小三儿这地位，搁在第三位上。你看，你过去你能够写进电影史的这大片，全是编剧是第一位的。这片子都过去都是大作家提供的，这个在一个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摘了几页下来，特别苍白，就本子之苍白就不就不足以我知，就我觉得从内心不。 不支撑这件事，支撑不起来。你的细节也不感人，就是你的细节做的再好，因为它核没有力量，所以它就这个故事就不成立。那多苍白的一个故事，就俩人进来就互相不认得了，不认得想法让对方认得，不如这个电影能够站住是什么？双方都认得，只是我几十年的隔阂，我内心的那个东西到达眼前的时候，我反而不适应，这东西才残酷呢。 对不对？但他没表演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没表现出来这些东西。所以，我现在我又是不是说张艺谋？我又是联想到很多这个创作人，包括写小说的，包括什么？他们往往甚至是画家，你知道吗？他都有一种啊，呃，说法，就是比如说我先挣钱，或者说我先顾市场，或者说怎么怎么着。但是我将来啊，我还是有个画的理想。要回归艺术啊，我再回归。可是我后来总发现呢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嗯。你不光是物是人非啊。 你自己已经变了，早就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就说，呃，你刚才就要用到一个词儿，讲苍白。嗯，我现在发现，就有些人啊，就是他想重新捡拾自己当时，比如说初恋的回忆。嗯。可是呢，当您真的做出来的时候啊，给人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初恋时候的心情了。嗯。你现在的心里边五欲六尘一大堆事儿，但是呢，你会想我回归我当时，但是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。因为那种那种感性会不见了。 就是比如说，像同样读书也是，比如说我遇到很多人，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是年轻学者，很有前途，后来呢也下海怎么样？说晚年要再做学问，做不回去的，回不。他那种那种能力那种感性会会掉的，绝对回不去的。所以我觉得所有人说这些话，归路，对，就是被训练过的东西都回不去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学两年声乐，你再回那野路，你回不去，你百分之百回不去。